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您认为作为裁判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对一切都要公平公正，要公平的看待每一个运动员，一切都要以比赛成绩为准。 这是体育赛事成功举办的基石。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才有意义。您认为体育比赛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对运动员来说，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，跳过横杆的那一刻，发现自己长久以来的努力得到回报，都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对观众来说，看到运动员奋力拼搏，感受到了运动之美和生命的活力，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对裁判员来说， 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，确保赛事有秩序地进行，让每个运动员能得到应有的肯定。直到运动会完美结束，就是他们最激动的时刻。您认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应该具有哪些品质？首要的是敢于拼搏，要不断挑战自我、突破自我，向更高、更快、更强努力。第二，要懂得尊重，要尊重每一位运动员、每一位工作人员、每一位观众。 这样才能通过体育活动促进人与人、国与国的互信互爱。第三，要吃苦耐劳、百折不挠。一个缺少坚韧品格的人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，在体育上是这样，其他领域也是这样。第四，要乐于奉献，懂得感恩。体育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世界，对于他人的帮助要心存感激，还要学会无私的为他人奉献，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。 哦，有道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您认为每年举行运动会意义何在？运动会的举办是为了给热爱运动的同学们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，更是为了带动全校师生强身健体。通过参与赛事，使体育成为生活中的一环，养成终身健身的好习惯。六，男的认为作为裁判最重要的是什么？ 七、关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八、关于优秀运动员应有的品格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九，关于每年举行运动会，男的有什么看法？十，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